也许未会知道，玉帝能洞察苍生事务，极奇怪，怎么一切亦看到？且听我唱错添，一一细数，有做君为你掌做负责留住你家守后路，再年尾。 飞奔天际来回报，都要教育帝知道。娘子在洗米，做菜煮到老，在路走。神界或能望见这小处角度，神位有吗？香火够吗？保佑强健出装身体安好。